星金方面，接连两个十人团本抢在了家世之前创造了记录，让家世的辛苦变得无声无息。不过好在有系统，系统向来认真负责。家世的努力虽然没有上电视，但依然在记录榜单上留下了一笔。只是这种非首名的位置，得点进该副本记录的详细榜单时才能看到。 两个团本杀完，星星团队再杀一个回马枪，准备把先前被加时刷掉的那个记录再抢回来。结果这一次过程中略有些失误，最终却是失败了。众人虽然觉得很遗憾，却也很快释然，毕竟刷记录这种争分夺秒的事儿，一个细节没做到位，就足导致最终成绩偏差。 这种失误也无需做过多的检讨，只要大家心态稳定，下回的时候继续集中注意力，认真去刷就可以了。真想看看这时候嘉世人的表情啊！陈果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投向窗外，一脸的悠然神往。不过，窗外的景象很快破坏了他的这种畅想。这里是他们在小区里的训练基地。 不是从窗口就能看到斜对面嘉世俱乐部的星星网吧。哼叶修陪着陈果笑了两声，但事实上他远没有陈果这样兴奋。嘉世固然是被踩了一下，但为了踩这一脚，星星这边却也丧失了很多东西。如果没有嘉世横插这一手。 星星还有相当的时候可以在这团队的记录奖励上大做文章。结果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嘉世杀出的记录虽然距离星星最终尽全力的成绩尚有差距，但这差距所留出的空间却已经不允许星星再做那样反复自刷的操作。这样来算的话，星星这次可是被嘉世刷掉了不少装备和材料。 这一番较劲家世输在了精神上，星心输在了物质上。直观些说的话，倒是星心更应该哭一些才对。不过叶修却也没有因为这一损失过多的惆怅，他可没有那个时间。一个机会失去了，那就需要抓住更多的机会去弥补之前的损失，而这样的机会眼看就要来了。 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圣诞节，是新一周的周三。在这周的周一，荣耀网游官方终于正式宣布了本次圣诞期间的游戏活动。历年圣诞节的活动总是和礼物分不开的，于是圣诞期间的活动经常顺理成章的奖励特别丰厚。可是想要拿到丰厚的礼物，却又免不了一番对抗。今次的圣诞活动也不例外。 以《圣诞总动员》为名的圣诞活动，主题内容是抢袜子。袜子并不是礼物，可袜子向来是圣诞礼物的载体，于是这次活动的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：谁能拿到更多的袜子，就能收获更多的礼物。而这袜子却不是扔的世界，都是任由玩家去捡。想捡袜子，还得先报名领任务。 而后被传去相应的地图。这地图不是副本地图，而是竞技场地图。于是，为什么是抢袜子，也就显而易见了。地图内只有固定数量的袜子，谁能拿的最多，可不是单凭眼明手快就能办到。整个活动历时三天，从二十五号凌晨零点开始。 不过，玩家也不用为了珍惜时间，从零点就开始争分夺秒的刷任务，因为今次任务是有次数限制的，每个角色每天只允许三次领取任务进入抢袜子竞技图，三天一共也就是九次，有充足的时间，所以没必要这样迫不及待。活动当然还有着更多的细则，于是这一公布。 各路玩家纷纷就开始着手准备了。五十人对战图，二十双袜子随机散落，袜子非绑定，可掉落。当二十双袜子全部被拾取后，该回合任务结束。我说，这次的任务摆明了就是要让玩家互相杀、互相抢嘛。读着活动细则的魏琛正在逐条谈感想。对战图随机传送。 允许小队报名任务进团队， <laughs> 哼，不让团队啊？这是怕那些大公会直接组五十人团包场吗？不过只允许小队的话，我们也得拆成两队了。小队也没说必须要五人满吧？没有。魏琛看了看，没这条。而后一想叶修这话的意思，顿时也明白过来：以小队为单位进入，要抢的是二十双袜子。 个人进入的话，要抢的也是二十双袜子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如果组两个小队，那么星星能抢到的袜子最多也就是四十双。但如果十人分进十个图的话，那就意味着有二百双袜子可抢。只不过这种情况下，身单力薄的个人，二百双袜子能抢到几双就不好说了。榜单，也有榜单啊。 继续看规则的魏琛，这时看到了榜单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榜单排名肯定也有奖励，而这一奖励也必然才是最丰厚的大奖。而榜单的内容类别也有很多，有工会为单位，有个人为单位，也有小队为单位的。不过以个人或是小队为单位的排行榜，那么在任务期间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存在状态的。 个人就不能再组队，小队的之前是哪几个人，就一直得是这几个人。榜单我们得争取，这是当然。那我得赶紧和轮回那边请个假，他们肯定特别需要我。魏琛说，他这卧底地位得来不易，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而现在正巧频频副本开荒，魏晨带队成绩出色，大受赞赏。 只不过他现在在轮回的那个卧底角色挺难堪的，到现在还没到七十五级呢。魏琛自己顾不上练这号，又不敢轻易交给代练，只能是自己挤时间慢慢的升着。可是就这样，却也没影响到魏琛带队打副本，他就开着他这个目前才七十二级的数十号越级副本行走，一天一个号就三次机会。 你两头跑也顾得上，叶修提醒魏琛：“先打声招呼，具体到时再看吧。”魏琛在轮回这边扮演的是一个虽然粗暴，但却特别认真负责的好团长。咱们这边呢，到底怎么安排啊？陈果问。嗯，现在每人手头都有两个号，尽可能的都刷了吧。那谁组队，谁个人呢？这个得仔细掂量一下。